锵锵三人行，我希望这个咱们今天的节目有望超过佳耀的那个《军情观察室》， <laughs> 总算了，因为咱们今天从中央军请来了人，对对对对对，对，张召忠将军啊，你知道张召忠将军啊有传奇色彩，他不但是我们河北沧州武术之乡，小时候是练家子，是，而且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很狠呐，我觉得就做事啊，他是懂阿拉伯语，还懂什么日语。 所以当年在伊拉克，英语在伊拉克做翻译，说当年他学阿拉伯语的时候，这个颤音呢老发不好。嗯。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动了这个舌根。我知道。舌根我听过，对，听过。对。你怎么这样的非人类呢？ <laughs> 你就学分个语言。不是现在这人， <laughs> 我我发现现在这人都娇气了。你没发现？就我我小的时候，像我们那会儿，我十三岁的时候离家。 离家以后呢，自己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家里人从来不操心的。现在小孩上大学都开着是奥迪、奔驰、四，那时候多，我们那会儿就是这样平时没没有。现在大家说起来好像是老问我，我说这是很很自然的。我到北大去呢，就是我就学这个阿拉伯语，学了一个月之后呢，发现其中有一个音我发不出来。哪个音？ 颤音啊，您你肯定能发来我我我考考核一下，下怎么样？您您来来一个，您现在反正动了手术了，舌头都很颤，管用了，那肯定管用了。你你你说说， <laughs> 那有什么难的？我我主持人，你试试，就我们当时我我他广东人， <laughs> 这舌头是直的，舌头直。这你说这这这怎么办？一个音一个音发不出来。我当年一一入校就是叙利亚专家。 就这专家就开始，他说你这个音发不出来。 <laughs> 哎呦我说这怎么办？我来回就走，呃，我在我在北大，北大北大当时算东一系嘛，来回在外文楼那边上课，来回都走那个路边有一个校校医室，一个电线棚一堆小平房那会儿， <laughs> 破破烂烂的。我就那天进去了，颤颤巍巍的问人医生，说我我这有个音发不出来。他说什么音？你发吧。这个？哦，他说知道了。 说你妈生下你来的时候，那个舌头根底下连着那个没勾掉，是不是没上医院生？我们家农村的，哪哪哪有？一般人家都勾掉的吗？呃，舌舌舌头，你买八哥那个不是从小就给他勾掉，否则他叫不出来。谁所有的孩子生出来都，哎，说是那个舌头是勾连的。 医医院里边好像把它得得弄掉。我觉得您这是在进行愚民教育吧？我我不知道，我我当时医生当时我也没听说过。你勾过吗？香港过来，这 <laughs> 北大的效益太可怕。 <laughs> 当时当时他就告诉我这样啊，说你没勾，就是说你生下来的时候没有没那勾脸嘛。啊，你看那个八哥生那个那个那个八哥都给他都给他那 <laughs> 这样舌头他才厉害，要不你粘脸呀？对，它下边有个粘脸的筋粘在下边。 哎呀，我说这好复杂。我说你们能治吗？他能治。 <laughs> 啊，我以为很简单。那那那，我说那什么时候？他，那你现在就躺这儿了，嘣嘣两下给我剪掉了。 <laughs> 不打麻药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麻药。啊。就就没打麻药，就很快那 <laughs> 那就给我搞好了。搞好了以后，可能弄点碘酒，弄点碘酒，弄弄行，回去吧。就我待两天以后就好了。 然后叫人发财，啊，就是我我这个希望这个观众不要学这个啊，到今天口才不要不要学这个，都得感谢北大的这个校校医给你勾的好，是吧？而且您真是这一路靠这口条啊，能说话，口条口条很好啊。 <laughs> 而且哎，我再问您一敏感问题，您作为央视的这个军事评论员，很多时候您要这个说这仗会打不会打，这或者是怎么怎么着，您是站在个人立场。 还是站在我党我军的立场。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呃，这个这个比较复杂。首先一个，我是四十三年了，连续研究这个范围是四十三年了。这四十三年来，我没干过别的，没经过商，没搞过企业，也没搞过他全都是研究这个 <laughs> 这个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个领域的。所以说我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嗯。 就是你，任何一个人四十三年都干一件事儿，你肯定对这个领域肯定会有想法。这是这是第一点，我有我的思考。第二点呢，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嗯。党员讲究什么呢？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嗯。那我得要保持一致。是。另外，我还是个军人，现役军人。军人就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是你不告诉我服从啥，不告诉我规定的时候，我可以随便讲。但是你当你如果跟我说。 里边，那我一定会遵守啊！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意思。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您自个儿凭您的军事知识觉得，对，哎，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呢，上级有命令是这么回事您就还得得说是这么回事 呃，那也不一定， <laughs> 那也不一定。但是你不能明显的说上面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laughs> 我说就是那么回事儿。 <laughs> 那不能明显的和和中央以及以及以及军队的纪律必须守纪律，讲政治，这是第一位的。对，呃，这个你否则的话，这个这个他不，我不是一个社会自由人，所以说呃有军纪，但是就是当然了，就我就发现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 哎，也是跟我党我军有一致，有很多一致。就比如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咱们昨天呃那天谈就讲到了这个人民战争，就是观众也发现呢，您在这个虽然您对美国的军力也非常了解啊，呃，包括我们之间的差距也很了解，但是他在分析局势的时候仍然很强调人民战争，甚至是小米加步枪的这个力量。哎，咱们那天说到。 我必须说啊，这个张老师他成功预测过很多次这个局势，但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毕竟是他预测错了的时候。 <laughs> 这昨天说了一出萨达姆那个时候是吧？我知道还有一次是利比亚。嗯。当时哎，他这个后后来的解释啊可逗呢，你知道吗？当当时他就说啊，利比亚人民绝对会站在卡扎菲一边，是吧？卡扎菲不会倒。但是后来呢，卡扎菲倒了。 然后我听说他对外怎么解释啊？说利比亚人民欺骗了我。 <laughs> 有这事儿？这个事儿纯属我都我都不知道，我第一次啊，我给你编的，真的，我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我没说过。因为现在媒体媒体针对我的事儿，针你包括任何一个名人的事，他都会编造一些事情。哦，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对，你觉不觉得中国网友里啊，有些人说有很多好战分子？嗯，你比如说钓鱼岛一冲突，那家伙肯定就是轰炸东京。 打啊！哎，而且好像您还是说过，就是说，要是中日之间 <coughs> 假如开战的话，这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媒体编的。嗯，你说中日之间假如开战的话，日本绝对不是个儿。您是这个判断？呃，我我是这么分析的，就是说，中日如果开战的话呢，那么日本它在好多方面它是处于绝对劣势。嗯，它处于绝对劣势。第一个，他。 肯定不会是我们理解的正义的战争，因为它无权再战。嗯，就是它既违反联合国宪法，又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这些国际法，另外它也违宪。嗯，就是它违宪了之后，它就把一场战争变成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战争就不会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那日美安保条约呢？ 呃呃，如果是这样一个话呢，日本安保条约它不能支持它，因为它前提是错的。啊，你说假如中日开战，美国不会介入吗？假如中日中日开战，看谁先挑起战争，看谁挑是挑起战争，看在什么地方打。对，美国看会不会承承担这个事情，比方说在钓鱼岛这个事情，美国参直接参与的可能性就非常小。没错。但是如果是打冲绳，打日本本土，美国参与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对，是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中国去入侵他本土。 而是比如说，在他本土外，嗯，那种战争情况完全不一样，看谁先动手。就是近年来啊，确实有一种声音呢，越来越响，在咱们国内，甚至包括我觉得有些军方将领啊，都有这种声音，就是指的在在这个东南亚这边，在在南海这边哈，就好像就这种声音，就是说，有的时候中国在一定的这范围内，就不妨干他一下子，打他一下子。我刚才其实你刚才讲那个，我就想谈啊，就是那天我也跟您说过，张老师就是。 中国好像特别多人是对军事非常感兴趣，乃至于军事节目什么都特别受欢迎，甚至个程度有时候越过其他国家。那当然那天你也说了有些历史原因啊。嗯嗯。可是呢，现在有时候我会担心啊，就是在想，如果是一个老外，比如说他住在中国，他懂中文，他天天看咱微博，他会不会觉得中国很可怕？ 就全部那帮网民，那帮好战分子，一天到晚打打越南吧， <laughs> 打打。 <laughs> 你还你还记得九六年那会儿李登辉搞两国论？是，对。搞两国论，然后两岸开始，我们九六年搞了一次导弹试验，搞了一次导弹试验演习，嗯，搞了一次海上的演习，美国尼米兹号和独立号航空母舰过来，还记得这次？对记得记得。当时海峡两岸风起云涌，那个好多，我看那个北京大街上全出那些小报。 啊， <laughs> 什么朝防夕至啊？是吧？夕治，晚打不如早打呀！什么台海必有一战，就全是这个东西。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记得非常清楚，福建省委组织宣传部和组织部和宣传部请我去给他们去呃讲课。台湾的一个董事长，嗯，在在那做生意董事长来听我的报告，听完了以后，那个人是个女的，一个老太太，台湾董事长。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张教授，你看这个街上街头全是些这玩意儿，要打仗，武器怎么厉害？那会候就是吵得不得了了。他说，你看，在福州的这个台资企业，百分之八九十全撤回去了。他说，我这好不容易弄两三栋房子在这儿，最后后装修了。你说我是怎么办？我是撤回去还是继续在这投资？ 这是九六年、九七年那个时候的事了。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是牵涉到这个战略咨询， <laughs> 来要钱的，要收费要收费啊！对啊，我说因为你是爱国小胞嘛，我们就免了。 <laughs> 对对对对。 <laughs>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结果，但是我可以反过去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一定把他们的百分之九十的台商回去，我融资把它收购。嗯。而且你自己的这个这个房子要加强后装修。 <laughs> 继续这个这个攻城略地，然后在这个地方，第一你表现你的爱国情怀，嗯啊，第二你自己趁机就就发达了。十几年前如果他搞房地产要听我的，现在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呃，其实文道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军事节目太多，对军事的过分的炒作都是非常错误的。 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名人，像我这样的作为一个名人，你不负责任的整天在那去说，你的伤害面是非常广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你看，为了为了纠正这个事情，我自己，比方就海洋的事情，我研究了一辈子海洋。对，最近这两年我写了一本书叫《百年航母》，还有本书叫《走向深蓝》，今年马上要出，八月份。 嗯，呃，规范海洋。你说我研究海洋，我必须有大量的书。我现在那专注落下来比我还高。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多写书，让自己的思维理论化、体系化，啊，省得误导大家。根据您的这个看法，就对我刚才的这种所谓叫鹰派观点，你怎么看呢？比如这有越南呐，你那边最近老冲突嘛，菲律宾呐这些。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每一个人可以。 比方说，就就就这个这个问题，每一个人视角是不一样的。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和从上边看上去是不一样的。嗯。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讲自己的观点。对。但你的观点经过媒体放大以后，就就非常麻烦。嗯。所以我经常尽量的让自己，我是个军事专家，但是我尽量的从经济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嗯，从世界的角度去看，然后再说出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说，我我很少说极端的观点，就是但是后边都是被网网、网上网友给我切断了，有媒体，那那我左右不了，而且我也不愿意解释。你看，我很少解释自己，我就是说，你慢慢的时间长，你看看我说什么都解决了，因为媒体他有时候断章取义，是，对，他要拿最耸人听闻的那句话，对对。所以他这个做军事节目的这个说出这番话来啊。 很有必要，我我我建议我建议这个网上你们回去，包括我们观众查一篇文章，叫《军事热中的冷思考》，这大约是我十五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嗯嗯，一万多字，我当时就对军军事热是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我说这是不正常的，嗯，这种军事热是错误的，你这样的话乱炒作乱炒作就是那个时候台海危机那时候，我说这个是不不行的，你必须有一帮权威的专家去。 你这么乱搞的话，你这怎么能行呢？但是我也左右不了。十几年前我就一，你想想，十四五年前我就写这文章，我是跟文道你观点是一样的。是，所以我呃，那您为什么，比如说碰到那种问题，您有说钓鱼岛问题，如果中日打起来，中国肯定赢，呃，这不也是您的判断吗？这这我的判断是有道理的。第一个，日本无权再战。嗯。日本根据所有的东西，他无权在四个本岛之外进行战争。 嗯，这是第一点。再一个，你打到他以后，他不能拿武器进行还击。比方说，我这个舰从青岛码头出来，他不能打青岛。以前可以，现在不行。这就叫《和平宪法》给他规定的。啊，那这是这是一点，就是从理论上来讲，他是不可以的。他修改宪法那是以后的事儿。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日本、美国为了束缚他，就是他这个长一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嗯，比方说。 这个海上反潜，美国让它反潜，拦着中国的潜艇。美国让它发展了这个航空母舰，是反潜的。对。这个 P 三 C 一百架是让它反潜的。是。它的 P 三 C 飞机，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加起来都不如日本多。嗯。但是它有巡航导弹吗？它有弹道导弹吗？它特别不均衡。它能带轰炸机？能能能带炸弹吗？就对地攻击的这玩意儿，美国一个不让它发展。嗯。就就是怕它。 怕它发展壮大了以后去挑战美国，美美国想你小子有这个有那个，哪天你再炸一下珍珠港怎么办？ <laughs> 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它是一个不均衡的。而我们中国，我们是均衡的，从核武器到到常规武器，从远程的洲际的到近。程的一个正常。我们是均衡的，我们是能捏成一个拳头的，它捏不成一个拳头，一个一个一个手指头长一个手指头短，哪儿哪儿哪儿跑风漏气的，它能弄不到一块儿。 所以说，那要真打的话，那是他日本，他真是不是个儿。你别看他网友说这个厉害，那个厉害，那个厉，害，就是从我们专家的角度来讲，你光讲武器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把武器和人和那战争的正义性和整个战略的运筹给它结合在一块儿去做综合评判。而且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我担心的这种过度的网民的这种，呃，军事热啊，它会给外面很多错误的讯息。 它一方面会给我们国家自己的决策层造成一种舆情上的一些的压力，有时候，有时候对外呢，你你知道很多国家他们不要讲情报，情报不一定是派间谍啊，情报就平常包括看你任何公开出版物啊，什么都叫情报，在情报收集里面。 他们怎么去判断中国的这种舆情呢？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是会误判的。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坏的。对他，美国切入到中国网络里面，看见的都是 <laughs> 得到什么信息？ <laughs> 所以，所以现在我采取的办法你知道吗？我采取的办法，最近两三年来，我大量的减少我的电视出镜率。 所以，我这这到你这儿来，就是就是就是减感觉到我们这儿来，感觉感觉你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我争取我大量的写书，我是刚跟北京集团签了合同，我以后四五年我要写十五六本书。哇，您觉得大量的写书是对我理论体系的一个整理，一个整理，这个就会更更加好一点。另外，我特别盼着什么呢？我有这么多书，我特别盼着我自己做一个。 负责任的，能够，能够把事儿讲清楚的，你别给我乱剪的一个节目。哦。再一个呢，文道在做二零零六年做那个有有一个节目叫《防务新观察》。嗯。当时我就学你这个节目学了好长时间。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就就是中国到现在大陆啊，你们也算中国了，对不对？ <laughs> 我就说大陆啊，嗯，没有一档你这个节目，就没有，就是说我们好好的就把一个事儿聊，嗯，把它聊透，没有。 所以说呢，你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断章取义。你你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有铺垫，有展开，有结论。嗯，他不要，他感觉前面是废话，就要你一结论。那结论就很容易出错。对对对，咱们跟那个央视老大哥商量商量，凤凰给你开一个。哈哈哈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凤凰也给不少钱呢。 <laughs> 所以你看，这个张将军，我发现他是从战略高度考虑很多局势问题的。嗯，哎。 咱就过去经常听领导人的讲啊，你比如说，近些年内会不会有有多大世界大战的可能？呃，有什么什么的局部战争的可能？哎，这个你有判断吗？首先呢，这个战争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往往它就不会爆发。嗯，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观点来讲呢，你要想避免战争，首先你要是做好战争的准备。 啊，你不能跟，尤其像我们军人不能跟老百姓说，呃，未来不会打仗，核战争没有，局部战争也没有，说冲突也没有，我们就好好搞经济建设就完了。我们绝不会说这种。那既然没有战争，要我们干啥？要军队干什么？对不对？还要增加军费干什么呀？战争是，我我们是在我们认为战争有可能明天就会爆发。嗯，战争是肯定是存在的。嗯，这是必须要有这么一根弦儿。 那么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作战，战争时期才能打赢战争。嗯，不要一切一切都要从实战去去训练。但是就是我这个外行啊，我看现在当今世界局势，我就有老有一个问题。你看啊，这眼瞅着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这很快就世界第一了，是不超过美国了？可是你看另一方面，真正决定强弱的，咱们感觉好像你的军事实力在这方面呢，众所周知。 你将来世界两强不是中美吗？嗯，但是呢，你感觉美国在军事上又是那种想打谁就打谁，哎，他这个军事方面的权力也会给他很大的一个一个权力啊，那这个将来怎么平衡呢？你比如你中国你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中国现在你经济强国了，对吧？你是经济强国，可是真要发生什么冲突，像当年美苏之类的时候哈，实际上你又知道在军事上。 嗯，你是跟他很难不一样啊，因为你美苏的时期真的是一个所谓的两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嗯，在冷战里面就出现，比如说刚才张将军讲那种恐怖平衡了，就大家你有什么我有什么，你有什么我，大家准备都做好，然后变得谁都不敢乱碰。但中国今天并不是想要做到以前苏联做到的那种程度，因为那个做不好，你看苏联是会把自己做垮的。 我们要的只是很简单，我们要让自己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己的一个，这是我瞎说啊，自己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内里面保障自己的安全嘛。我们不一样，我们整个整个格局、整个整个布局不一样，而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啊，你说将来这美国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总量还没中国大了，但是它的军事仍然是最厉害的？对。 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看美国呢，现在好多人预测再有个五六年，中国的 GDP 就超过美国了啊。就是这只是，比方说，我拿一百个指标衡量一个一个强国，这只是一百个指标当中的一个指标。没错，对中国其他九十个指标还仍然是落后的。我们在谈中国梦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能说 GDP 上去了，GDP 上去，美国。我第一次一九八四年去美国的时候，我去银行了，去去取钱。 就闻到前头有一个人站你那儿，我就看中间空着，我我就我就站在后头。其实我后头还有个人，我不知道人和人之间会隔两三米，我就站前头。以后我想起来，我就自己感觉无地自容。我等于加塞了，你知道吗？在银行，银行国人他一个人一个人排老远。对，中国人 GDP 能超过美国的时候，我们排队能这样吗？美国现在诺贝尔获得获得呃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六十三个，嗯，而且全都是物理、化学这种这种东西。你看这屋里所有的原创。 差不多都是美国的。 所以这些个东西，它是提升一个民族素质。但这些东西能决定战争胜负吗？这些个这些东西，它会物化到武器上去啊！对啊。你个先进的武器不都美国先搞出来的吗？那核潜艇、航母这些东西都是他搞出来的。对啊，它是个综合的，综合的，综合力量。它会物化到这个航母上去吗？哎，它会物化到它的军事能力上。而且，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后援能力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所以真是应该多听听。